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在这个毛熊的激烈反击之下啊，德军管理层内部啊是大变样啊。新任的陆军总司令小西同学开始呢，在原来不劳希奇的烂摊子上收拾残局。至于这个收拾成啥样啊，那就看他的造化了。那据说这个。 布劳希奇刚卸任的时候呢，希特勒的助手啊，兼组织部长施蒙特这边呢，曾经这个提名两个继任者，一个呢是空军名将凯瑟琳元帅，这老哥很有大将风度，又出身空军，算是希特勒的嫡系。呃，但是咱们都知道，空军这个兵种啊，专业性太强啊，在二战的时候呢，不太算战略兵种，不像这个今天美国一打仗，基本上就是空军这个。 扔点杰达姆战斧就摆平了，那个时候空军还是给陆军做支援的啊。可是这个凯瑟琳元帅另有重用，希特勒不太愿意动他。然后呢，就是曼施坦因。虽说这个时候曼德叔职位不高，但是呢，从西线指挥黄色方案的时候呢，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而且呢，非常被希特勒赏识。 但是这个希特勒给出的一个评价，很有意味啊，说曼施坦因这个人啊，能力没得说，但是性格跟我尿不到一壶里去，是吧？我不想身边再有个布劳希奇二世，看着就膈应，别说在一块工作了。因此，希特勒在僵局之下勉强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棒，并且说呢，放眼整个国家啊，能熟练地运用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治军的人，我目前没发现啊。 废话是吧？这个理念的解释权在你手里，可不是别人都不如你熟呗。跟对这布劳希奇不同，希特勒对待另一个陆军老人哈尔德大将，虽然不太喜欢，是吧？但是不至于膈应。加上这个老哈开战以来啊，跑来跑去也出了不少力。况且呢，在陆军司令部这个机构里呢，希特勒只是兼任，毕竟不可能全身心放在这儿，人家还有元首的职责呢。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在这儿，哈尔德现在没了上司了。 直接跟元首搭档啊，相对来说，他这个二把手呢是升官了，因此哈尔德也乐得继续待下去。但是希特勒上来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把战线盯紧，一步不许让他们后撤。现在不是你说不撤就不撤的事儿了。苏军此此时已经在南北九百公里战线上集结了十二个集团军，而且呢效仿德军用起了前行攻势，准备对德国人啊包饺子。 德军心里这个窝囊啊，从来都是我们包别人，现在被包，这上哪儿说理去？所以德军急速后撤啊，扔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那这些德军里边谁跑得最快呢？说出来让人惊掉下巴，古德里安跑得最快。看来老古重新诠释了什么叫全方位飞将军，不光正对着敌人的时候跑得快，背对着敌人的时候跑得也得快啊。但是。 真心不是古大将贪生怕死，他整天待在第一线啊，挨最新鲜的炮弹，看最新鲜的尸体，这都不是事儿。但是他觉得部队不能白白牺牲，所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呢，是良心驱使我这么做的。我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小伙子们在失去攻击能力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里冻饿而死。我很难想象在后方温暖的指挥部里的那些最高决策者们。 如何能理解前线的这种苦难？他们只是凭臆想去下命令，而对于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嗯，好吧，啊，你站在部队的立场上，你老古这样做没问题。但是，远在大本营的元首就抓瞎了。希特勒一开始都不相信古德里安的名字，竟然会出现在中央集团军群战线的最西侧。不光这么着，因为古大将迅速撤离。 一下就把邻近的老冤家克鲁格元帅的第四集团军侧翼直接暴露给了苏军，你想那克鲁格能干嘛？是吧？跟古德里安又是一顿掐，还把状纸捅到元首那儿了。希特勒现在焦头烂额，不愿意管这破事儿。他知道训斥古德里安没用，威逼不成就利诱吧，所以给古德里安打电话，是吧？说老古，你冷静点啊，你以大局为重，是吧？我会尽快派兵增援你，一定要挺住。 古德里安问：“那请问元首阁下，你能派来几个师帮我整顿防线？你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赖以生存的坦克跟废铁一样，我需要生力军。”希特勒说：“好好好，没问题，你顶住啊！我马上给你派一个营过去。”古德里安耳朵差点没掉地上，是吧？说说您重复一遍行吗？我我没听清楚，这 WiFi 信号不好，对吧？希特勒加重了语气：“啊，我马上给你派五百人，现在就空运过去，啊。” 古德里安心中是千万匹羊驼在奔腾啊！你希特勒是给我派来的阿凡达吗？五百人整顿我一个集团军的防线，你脑子进粪了吧？我管你丫的！呢，老子接着撤。古德里安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背后啊有伯克和布劳希奇撑腰。但是到了十二月十六号，伯克被撤了，老冤家克鲁格接班，直接给元首告各种状。 古大将就没咒念了，于是十二月二十号，他决定亲自飞赴狼穴觐见元首，心想怎么着他得听我说的啊！但是他知道是吧，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上次去阻止分兵都被疾风骤雨骂了一顿，更何况自己现在是戴罪之身。 临行之前，手下官兵带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他们这位如父亲一般的老长官。这个此一别，再相逢不知何年呐！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造访并不知情，但是看到老古风尘仆仆，也不好意思拒绝见他，就慷慨的留出了五个小时时间听古德里安解释。古德里安知道说服这个变态是不太可能的，只能退而求其次。 能站在兄弟们这边啊，把前线的事儿说清楚，自己也算死得其所。所以古德里安就详细的阐述现在部队的情况，无论兵力数量、物资补给、军队士气，都是绝对的劣势。希特勒说，就算你们劣势，也不应该撤退，应该在原地修筑工事据守。古德里安说，现在零下好几十度啊，苏联的冻土经过雨季加寒潮之后，有一米多深，我们的铁锹根本就挖不动。 希特勒说：“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用榴弹炮炸开地表不就可以了吗？啊，一战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就这么干的，效果很好啊。”古德里说：“元首，有件事儿您必须要知道。首先，你那个时候在法国，气候跟苏联没法比，而且一战的时候一个师要防守的宽度是五公里，现在一个师要防守五十公里。一战的时候一个师编配了两到三个营的重炮。” 炮弹充足，我们现在一个师只有四门重炮，炮弹只有几十枚，就算都用来炸坑，能不能炸多少都两两说着而且我们用什么去打苏联人呢？然后古德里安补充说：“我真心建议，远离战场的总部首脑们可以跟前线的将领互换岗位，这样也会做到信息通达。你们决策者会知道我们的情况。”希特勒说：“那不行啊，那些宝贝儿们我离不开。” 所以最后的这个谈话结果啊，就无果而终。古德里安走出这个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恼怒的对旁边的凯特尔说：“是吧？我还是没能够说服这头倔驴。”古德里安回到前线不久，总部命令下来了，解除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司令职务，责令回国养病，并且呢，在人事报告中写道：“啊，古德里安由于坐骨神经疼，提前退退休。”古德里安懵逼了啊！我操！ 是吧？我咋不知道我有毛病啊？那古德里安是走了，克鲁格愤怒的小心脏暂时平息下来。可以说呢，这个促使古德里安离开的最重要的推手就是这老头。俩人毕竟是宿敌嘛，是吧？所以之前那个希特勒让他接替伯克的时候，他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得把这姓古的给我整走。竟敢军前抗命，而且还卖队友，是吧？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俩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愁。 现在消停了啊！希特勒心说：“你可以好好干活了吧？啊，你俩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老古名声在外，把他拿下，我得承受多大压力呀？啊，为了你，我够下本的了，是吧？但是让元首没有想到的是，克鲁格接着提的要求啊，直接让自个儿啪啪啪打脸啊！克鲁格说：‘根据目前前线的实际情况，我建议部退后撤。’小胡子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丫之前不是说古德里安贪生怕死、扰乱军心吗？怎么他一走，你也就跟着撤呢？那到了十二月底，克鲁格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整体撤了一百五到二百公里啊。据哈尔德日记里说呀，十二月二十九号，俩人啊吵起来了。元首在电话里大骂克鲁格懦弱，说自己当年在一战前线当传令兵的时候，部队顶住敌人连续十天的炮击，最终守住了防线。 你克鲁格为什么不可以？你是缺胳膊少腿吗对吧克鲁格还是那句话，你们那时候绝对不是现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那到底是不是克鲁格贪生怕死？真不是啊！克鲁格跟他的前任伯克不一样，伯克擅长在指挥部运筹帷幄，那不苟言笑，特别的贵族范儿。克鲁格就喜欢去一线兜圈跟士兵打成一片儿。 是吧？而且思维敏捷，在军校的时候他就是尖子，经常拿一等奖学金。那既然不是老克的问题，那就是苏军攻势太猛。不得不说，毛熊的学习能力很强，学会德军之前非常擅长的见缝插针，然后悄悄渗透，最后把敌军分割分割开来，两翼合围。 古德里安之前的撤退确实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央集团军群正面防线的四个集团军在纷纷后撤。斯大林这个时候眼睛可不仅仅是盯着中央集团军群了，这小 case 算啥？这位领袖敦促总参谋部尽快制定一个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的一个全面反击计划，这简直就是反向的巴巴罗萨计划。但是朱可夫。 在这位领袖正高潮的时候，非常不理智的打断了他。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虽然德军已经尽显疲态，但远不是强弩之末，精华尚在。而我们的突击力量虽然很大，但是以新兵为主，而且现在也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而且我们没有预备队。啊。斯大林这个恨哦，你姓朱的情商被狗吃了，在这个时候说这种丧气话啊，所以根本不搭理他，让他执行命令。 就在斯大林准备全力实施他的伟大蓝图，复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八一二年）伟业的时候，德国那边一个起初并不起眼的人事变动，让斯大林梦碎。一九四二一月十六号，一位外表看着温文尔雅，但是眼神凶光闪现的人到达德国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勒热夫。这个人的全名叫奥拓。 莫里茨·瓦尔特·莫德尔，他可以说是德国在二战后期最举足轻重的将领，甚至有人拿他比肩德国的三大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坦因啊。那三位是能攻的名将，而莫德尔是防守大师。莫德尔之所以这么受重用，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撤退的情况下，只有他支持希特勒一步不许后撤的命令。 让小胡子元首啊，大加赞赏。或许谁都想不到，德国第九集团军防守的勒热夫这颗钉子，可让1942年的苏军是饱受摧残，几乎以一己之力迟滞了苏军反攻，而且呢，在防守中围歼大量苏军，被希特勒赞誉为勒热夫的阳台。历史就是这样。 总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中悄悄转向，也许啊，这就是战争吧。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